孟晚舟是我们哦，中国大陆这个重要人物哦，为什么呢？ <clears throat> 你看整个中国为他，啊，整个外交部、整个政府啊，为孟晚舟来抱不平哈。可是呢，你看文明世界，已经看得出来，孟晚舟背后的华为公司，华为公司背后的中共政府啊，基本上已经成为纯文明人类的公害。